中文童话《贪婪的挤奶工》。从前，在一个小村庄里，住着亨利和他的妻子格洛里亚。亨利是个挤奶工，夫妻俩拥有一个牛棚。这对夫妇一直精心地照料他们所有的奶牛，给他们喂最好的干草，所以。 亨利的所有奶牛都能产出优质的牛奶，村里的人都只买亨利的牛奶。亨利和格罗里亚挣得不少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尽管如此，亨利还是不高兴。他总是梦想着买一所大房子，还有昂贵的衣服。我看见我们村的郊区有一所大房子，我们应该买下来。 我们还可以买一辆昂贵的汽车，雇许多仆人伺候我们。我们可以穿最贵的衣服，所有这些贫穷的村民都会嫉妒我们的。这种贪婪会让你一事无成。我们挣得够多了，应该为所拥有的感到高兴。在这样的小房子里，你怎么能快乐呢？还有这个牛棚，哦，这些牛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。 但这是我们的生计，不会太久了。记住我的话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全村最富有的人。啊，每一天当亨利去卖牛奶时，村民们都会称赞他。亨利，这牛奶又好喝又健康，你一定把你的牛照顾得很好。 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但不会太久。一旦我有钱了，我就把那些牛都卖了。我不喜欢我房子里的那种气味。但是这些牛是你的生计，你不应该抱怨你的工作，那是你的生活来源。我以卖鸡蛋为生，那也是一份很糟糕的工作，但我不介意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好吧，好吧。 也许你注定是卖鸡蛋的，而我注定要做更大的事情，然后买奢侈品和昂贵的衣服。我的朋友，这种贪婪不会帮助你前进的。你越早明白，越好。哼，我在这里已经浪费了足够多的时间。祝你的臭鸡蛋生意一切顺利。再见。 哎，亨利急于赚更多的钱，他经常寻找办法快速致富。就这些吗？这太少了！我怎么才能卖出更多的牛奶？肯定有办法的。嗯，我的奶牛都很健康，我不能强迫它们再产更多牛奶了。另外，这只是一个小村庄，即使我产了更多的牛奶。 我能卖给谁？等等，我可以去邻近的村庄卖，那里有很多人家啊。但是我得再买一头牛，可是现在我没有足够的钱。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。我想买一栋更大的房子。让我想想，我没有足够的钱再买一头奶牛。 但我必须增加牛奶的产量，我该怎么做呢？当他向前走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条河。最后，在贪婪的驱使下，亨利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我在牛奶里加点水，怎么样？这样我就不用再买一头牛了，同时我也可以有更多的牛奶卖给附近的村子了。 哦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如果我只加一点点水进去，没有人会注意到。呵呵呵。亨利说做就做。第二天早上，亨利开始往他的容器里装牛奶，但这一次他只装了一半就离开了。然后他来到河边，在里面加了一点水。那天，村民们一如既往的高高兴兴的向亨利买牛奶。 并付给他同样的钱。由于加了水，亨利剩下了更多的牛奶，他可以卖给邻近的村子。那天晚上，亨利非常高兴。这太棒了！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，我很快就会变得很富有。嗯，他是对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亨利比以前更富有了。他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，并装修了房子。 他已经习惯了往牛奶里加水，以至于他再也没有想过再买一头奶牛。随着牛奶需求量的增加，水也增加了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，村民们逐渐开始注意到了，村子里开始讨论这种新的冲淡的牛奶。为了了解真相，几个村民聚集在亨利的房子外面。有什么事吗？ 亨利，我们对你卖的牛奶有些意见。它尝起来像水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买的是牛奶，亨利，不是水。你不能再愚弄我们了。没有的事。你们不懂我的好。我工作非常努力。如果你们不喜欢，可以去别的地方买。我不需要你们。 我还有很多喜欢买我的牛奶的村子。亨利冲进屋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村民们对亨利的粗鲁行为感到震惊。这不太正常。我同意，我们需要找到真相。他们打算一起找出真相。第二天早晨，亨利像往常一样向河边走去。 他打开装了一半牛奶的容器，在里面装满了水，但他并不知道有人正在监视他。他怎么敢这样？这太不公平了！他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富有的。他的牛奶还是那么多，但他卖给了更多的家庭。村民们明白了这一切。 决定给这个贪婪的挤奶工一个教训。第二天，格罗里亚去市场买豆子。那天晚上，当亨利工作完回来，他们俩坐下来吃晚饭。嗯啊，那是什么？你煮的石头吗？石头不，这些都是豆子。不，他们不是。 我不相信，小贩把小石头当做豆子卖给你，他们怎么敢这样做？我明天要去见他。那天晚上，亨利和格洛里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亨利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小贩那里：“你卖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没有买石头，我们买的是豆子。” 如果你不喜欢，可以去别的地方买。我不需要你。亨利生气地回家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出去买了一打鸡蛋。当他回到家准备敲开的时候，他发现十二个鸡蛋中有十个是石头。他很生气。你卖给我的是什么？我买的是鸡蛋，不是石头。 就像我们买的是牛奶而不是水一样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可以去别的地方买。我不需要你。亨利生气地离开。第二天，他买了一件丝绸衬衫。在他回家的路上，天开始下雨，水冲走了他衬衫的所有颜色。当他到家时，他发现这件衬衫并不是丝绸做的，而是黄麻。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。每次亨利出去买东西，他都会带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回家。我受够了！为什么不能卖给我们真正的东西？他们在愚弄我们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亨利忙着考虑他自己和他的贪婪，而没有意识到他对别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邻近的村民们也开始抱怨，慢慢的，大家不再向亨利买牛奶了。由于没有余钱可花，亨利开始变卖他通过卖劣质牛奶所获得的物品。现在，亨利成了一个可怜的挤奶工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头奶牛，也只有几家人还愿意买他的牛奶。现在，你明白你做了什么吗？ 你的贪婪是我们贫穷的原因。如果你继续像以前那样卖好的牛奶，我们总有一天会买一所更大的房子和更贵的衣服。你所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，继续努力工作。你说的对，格罗利亚，我应该听你的。我不仅丢了钱，我也失去了村民的尊重和信任。唉。 亨利继续卖牛奶，精心照料他的奶牛。他现在知道贪婪是多么危险，他已经吸取了教训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有往牛奶里加过水。他对自己挣来的钱很满足。